弹怎么样？叶修丝毫再没理会那边还在没完没了的吕少，回到小圈子里说着：“手型太难看了。”唐柔感慨：“左手还好，右手总觉得有点别扭。”叶修说：“嗯，为什么？”陈果问：“右手习惯拿鼠标。”叶修表示：“嗯，其实你只会只弹这么一首吧？” 陈果说：“当然不是。”叶修果断道：“哦。”陈果意外：“还会一首？”叶修说：“嗯。”陈果再次无语：“会一首和会两首也没太大区别吧？看来这家伙确实只是纯粹练手速罢了。 <laughs> ”“还会哪首？”唐柔倒是挺有兴趣的问着。 悲怆第三乐章，叶修说：“哦。”唐柔点点头。“那那是什么？”陈国不耻下问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分三个乐章，第三章是快节奏的。唐柔说：“嗯。”陈国望着叶修，眼神复杂。贝多芬这么伟大的名字，他实在很难和眼前这个家伙联想到一起。 哪怕是这种情况，看着他们这边聊的一团融洽，那边吕少心情更加不爽，完全不理给他台阶的会所人员，步步朝这边逼近道：“还没完呢，你别跑！哎，还需要表演才艺吗？要不要我来给大家打一套拳啊？”包子一听，立刻兴冲冲的跳出来了，打打拳。 吕少愣了愣，从他的犹豫可以看出，这个貌似是他所不擅长的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吕少望着这个挥舞着拳头、跃跃欲试的家伙说。包子神色茫然：“呃威胁？不是才艺表演吗？我做一遍，你做一遍。如果你做不出来，那你就输了。”这样，吕少顿时怒了。 这个家伙是故意出来继续羞辱自己的吧？刚才那笔账还没算清楚呢，结果这帮家伙居然就主动出击了。想玩这个游戏的话，那么也应该轮到我先，你们照样做了吧？吕少说：“有道理啊，那么你要不要点什么？”我也弹一曲。如果，哎，你不是不会吗？ 包子直接打断，疑惑道：“谁说我不会的？”吕少怒了：“刚刚你明明弹不出来的，那种算什么东西？我要弹的是真正的音乐，真正的音乐，那是什么呀？”“哼，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”吕少自信的微笑着，迈步就朝那边钢琴走了去。他心里清楚，方才那家伙徒有手速。 完全不顾音乐节奏的弹奏，虽然让人惊讶，但根本不算什么。那家伙其实还是耍了一个小聪明，但音乐可不是靠快就能征服听众的。吕少相信自己来一曲的话，就凭这里这些人的素质，高下立判。他那种弹奏，吓唬不懂的外行人去吧。好像唯恐被人阻拦般的。 吕少飞快奔向钢琴，酒会早已经进入停滞状态，所有人都在呆呆的望着这出闹剧。但是随着吕少弹奏的开始，众人渐渐还是被他所弹的旋律所吸引。哪怕是陈果这种并无什么内涵鉴赏力的，就用好听这种简简单单的理由，也可以识别出谁更高一筹。嗯。 确实谈的还不错，唐柔也点了点头。切，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？叶修满不在乎。喂，现在你怎么收场？陈果问。不理他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叶修说。必是陈果没好气儿。说白了，这次还是叶修留下的破绽太大，叫人抓住机会给予了强力反击。 连陈果都听出来，这个弹的更好，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。等那家伙弹完，趾高气扬的过来接着挑衅，赶鸭子上架，不理实在是一个很没面子的解决方案。让小唐去，叶修说。啊！陈果望向唐柔，你看他这头头是道的样子，就知道是高手了。 是吧？陈果其实也一直觉得唐柔肯定不是简单人物。哼，和叶修比的话，这个我也敢称是大神了。那比这位呢？唐柔笑笑没答。说话间，吕少这边也是演奏完毕，听众很实事求是的给予了掌声。吕少看起来也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，左右弯腰行礼表示感谢。 感谢大家的识货，可以火眼识真金，不会被那个家伙的小伎俩给骗到。我说，吕少一脸踌躇满志的望向这边。喂，现在我可以来打一套拳了吗？包子激动的跳了出来。我来吧，唐柔微笑着迈步走上前。嗯，吕少看到过来的居然不是那个叶修。 略意外，站在那儿未动。我来不行吗？唐柔说：“你也是职业选手。”吕少问：“比职业选手还要糟糕？我现在才只是以职业选手为目标。”刚刚不错的发挥让吕少充满了自信，于是这一次在美女身前也就表现出了一些风度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 让到一旁，给了一个请的手势。唐柔四下点头，算是和大家招呼了一下，落座，双手抚上琴键，瞬时琴声飞扬。快！唐柔的弹奏一样很快，但却又不像叶修那样一味求快，快的密集，快的几乎没了间断。唐柔的快，快的有节奏，快的有章法。 在这样快节奏下，每个音却都走得很实，走得很稳，这就显露出了极其深厚的根底。啊，好耳熟啊！陈国听着唐柔的曲子，突然惊喜的叫道：“呃，这个就是我会的另一首曲子了。”叶修说：“贝多芬《悲怆奏鸣曲》第三乐章。”想不到我居然听过。 陈果意外。其实很多名曲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，只是不知道名字罢了。这么说来，你弹的那个不是名曲？也许换个人弹你就耳熟了。小唐弹的比那家伙要好吧？哼， <laughs> 看大家的反应，不就知道了？叶修的弹奏带给大家的是震惊，显然没人想到弹奏可以快到如此地步。 而吕少的弹奏，大家所表现出的，就是欣赏了。那首小夜曲，吕少演绎的的确不错。而眼下唐柔的弹奏，众人所表现出的，那就是震惊加欣赏了。这是出乎意料的觉得好。至于吕少，此时脸上的表情就更为精彩了。叶修的弹奏，他虽然也一样震惊，但却不会觉得尴尬。 因为他明白那样的演奏，即使自己做到了，也不过是个笑话，哪有这样瞎弹的？但现在，唐柔的弹奏让他心生的就是一种无力感了。音乐这种东西，能明显的品教出二者的高下时，那两方的差距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大了，不是吕少高看自己。 能让他产生这种无力感的，怎么也得是非常专业的水准了。随着最后一个尾音的结束，现场一片掌声。唐柔同样向众人致礼，表示感谢后，微笑的望向吕少：“有这样的情谊，却要去当职业选手，我为你感到悲哀。”吕少说：“那还真是让你费心了。” 这样的选择，你对得起你的家人吗？他的家人也让你费心了。酒会场子正门，一个声音传了过来，所有人扭头望去，见到来人，顿时有不少人都变了神色。很显然，能认出这人的人很多，而在这会所内能令绝大多数人认识的人，显然更不是简单之辈。 就连吕少在扭头望向搭他的来人时，神色也不禁一变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这人是端着酒杯进来的，显然参与的不是楼冠宁这边的酒会。此时迈步朝钢琴这边走来，沿路上的人下意识的让开了一条道。嗯，听着琴声，我就觉得是你。来人径直走到钢琴这边。 却看都没看吕少一眼，直接和唐柔说话。 <laughs> 唐柔啥也没说，只是顽皮的笑了一下。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来人问。和朋友一起来的。哦。来人跟唐柔来到了叶修他们这边的小圈子。我爸。唐柔介绍。叶修几人面面相觑。唐柔吧。 他们都觉得肯定不简单，叶修也一度怀疑会不会是和自己一样也是离家出走的，但看现在人家父女相见的情景，这也太普通了吧！说是离家出走什么的，打死也不能相信啊！这三位就是你现在一起的朋友吧？唐父看着叶修三人笑道：“是啊，叶修、陈果、包子。” 唐柔逐一介绍了一下：“呃，是包荣兴大叔，你好。”包子反应比较积极，“哼，你们好。”唐父却是一并打了招呼，而后随意聊了几句，说的无非也就是承蒙照顾一类的寻常话。而其他来客呢，此时却在排着队一样往这边凑，显然都试图借这机会上来攀谈几句。 但唐父只是和叶修他们几个说了几句家常话后，举杯向所有人示意了一下，就拉着唐柔到一边说话去了。唐父具体什么身份，叶修他们依然不清楚，只是看这架势，八成搜索一下姓唐的就能从中找出来了。唐柔的身份，千金大小姐，那肯定是最起码的。深藏不露。 深藏不露啊！陈果感叹。哎，那个谁还没完呢，你别跑！这时候，楼冠宁突然跳出来了一句，众人一看，那吕少正准备开溜呢。你这家伙看够了戏，现在也来劲了。陈果说：“看的我都快忘了这是我的酒会来着。”楼冠宁说。